从不谙世事的小屁孩，到被迫长大成人，他们四个人经历了很多事。静姝矢志不渝地投入到了好像一万年也见不到曙光的反导研究，斗鸡去参了军，怀特则进了工程部，只有薄荷选择了星际远征队这么一个冷门又危险的职业。他想走到更远、更深的宇宙里看看，以期盛大的星光。 能驱散凡人微弱的挣扎。打开日志，标题为遗书。 开始录制。陆总、金叔、怀特、斗鸡，你们四个应该是我仅剩的亲人了。十六年来，我所有想说的话都在这里。星际远征队即将启程，第二次穿过虫洞区，进入玫瑰之心。如果这次远征有什么意外，这封遗书会在十个月后传给你们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。 润心文化出品，《晋江文学城》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，《残次品》第一期。信号发送失败。信号发送失败。一千次了。 屏蔽我们还是不能破解，难道我真的无法离开这里了？信号连头顶的这片星空都送不到，头顶的星空。各位同学，我希望你们从今往后能谨记。星海学院。比金钱更珍贵的是知识。有没有重建？比知识更珍贵的。他的初级机甲。是无休止的好奇心。研究出来了吗？而比好奇心更珍贵的。他是不是也和我一样？是。 头上的星空，在仰望星空。这个冰箱球啊，是第八星系的星空模型，哎，我亲手精心制作的。爱德华总长让我放博物馆，我都没答应，就想给你。哼， <laughs> 八星系博物馆跟废品处理站似的，你确定他是在夸你吗？ <laughs> 以后还会建新的吗？哎，你觉不觉得我们头上的这片星空？ 就像个巨大的博物馆，我看不像博物馆，像监狱。就算把这个监狱拆了，我也会回去，不管多久。第一千零一次破解屏蔽网，开始。 演习准备开始，是是。指导部门第二阶段汇总报告什么时候能递交？快了快了。大收发站注意，请在工程部协同指导下，再次检查远征队所有新舰机甲运行状况。图兰将军，哼，敢不敢再客气点？看来当年电梯里喷麻醉药的梁子算是过不去了。什么事，总长？波和他们做了虫洞区的专题研究，远征队准备再次出发，我需要你派一支武装护卫队随行。 我们不知道外面现在是什么情况。上一次捕捞到了机甲残骸，万一这次他们走得再远一点，也许会遇到其他星际武装，要做好万全准备。好的，总长，还有什么指示？嗯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想问你，当年林在玫瑰之星遇刺脱身，到战争突然爆发之前，和你们一直有联系吗？他会到第八星系来，是事先计划好的吗？嗯，严格来说不算一直有联系。 我们那时候还在白银要塞，发信号会被拦截的。他会到第八星系去，确实是事先计划好的。第八星系不受伊甸园管制吗？但是他的动作，却比我想象的要快多了。战卢就是战卢，怎么？哦，没什么。当年捡到林的时候，战卢的能源消耗得一干二净，林庆恒的生态舱在北京被他星外飘了不知道有多久。 这样还能算是动作快？他当时是穿过了玫瑰之心的虫洞区吗？具体计划战炉里都有记录吧。当时我带着白银九一直在等命令，不如他知道的详细。嗯，了解了。远征队第一次穿越虫洞的时候，我们也第一次体验了时空乱流。 当我再次回到十六年前的那天，才明白，原来每个活着的人都苦，都有背负，都会在与旧时光擦肩而过时痛哭流涕。对不起，这三个字在我心里存了很多年。 你们所有人对那件事都闭口不谈，可越是没人怪我，我就越是没法面对自己。幸好这次远征前有准备遗书的机会，我能把心里埋藏多年的话说出来。哎哎，快看，林将军又跑到屋顶去了。 密切注意他的一举一动，注意什么呀？这几年他都这样，每天晚上跑到屋顶送失败。这是你第几次破解屏蔽网了？两千次，两千，两千零一，没区别。嗯。 倒也是啊，静叔做事是完全不留余地的。他临走的时候，毁掉了这星球上所有可以脱离引力的设备。不过，这颗小行星上一切都能自给自足，住上千年都行。我可没打算变成千年王八。就算我有几千年时间越狱，他也没有几千年时间等我吧。 行星上使用的都是低效能源，哼， <laughs> 这些看守我们的狱卒都在芯片的控制之下，他们都没有可以沟通外界的手段，你要怎么逃脱？第两千零二次破解开始。唉，一晃，我们这两个囚徒在这个星球已经待了十四年，想象不出来吧？ 我们的地球祖先生活在一颗比这大不了多少的行星上，世世代代都被引力困在地面上，但他们就和这里的芯片人一样，从来不觉得地球是个太空监狱，也从来不想怎么逃到外面去。所以说，什么是自由？你把一只朝生暮死的虫子养在几平米的小屋里，它没来得及把边界爬完一遍，就死在了路上。 你说，他自由吗？你呢？现在拥有一整颗星球，可你依然觉得自己是被囚禁的。你和虫子，到底谁比较可悲？我本可以容忍黑暗，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。然而阳光已使我荒凉，成为更新的荒凉。我啜饮过生活的芳醇，付出了什么？告诉你吧，不多不少，整整。 又他妈来了！这唠叨的功夫，快比上战炉了。当信息被封闭那一天，周六其实是联系过工程部的。怎么这么久才接通啊？不，怎么是你？我能对他有耐心一点，观察得再仔细一点，说不定能看出他不对劲。如果我能成熟一点…… 学会不把私人感情带到公事中，及时警告周六，是不是域外航道就不会暴露？是不是海盗就不会偷袭我们？是不是独眼鹰大叔就不会死？是不是林将军就不会失踪？是不是？已经到了，还有多久？一切都不会发生。这些年来，每天夜晚闭上眼，我的脑海里都会回想起周六的声音。 出叫喊声、哀嚎声、求救声，辜为一个喜欢我的人，更辜负了在那场战役里牺牲的八星系同胞。加入星际远征队是我想逃避自己的错，我以为走得越快、越远，就能把。 悔恨和自责远远甩在身后，有生之年都要背负着痛苦，也许就是对我的惩罚吧。删除日志，是否确认删除遗书？ 确认删除一书。确认。重新录制。我回不去了。对不起。各部门确认状态，能源系统确认完毕，确认完毕，仪器设备确认完毕，卫队武器库确认完毕。 各位，天然虫洞不是人造月迁点，非常不稳定。目前人们关于它的研究还不透彻。你们的报告我看了，理论框架的逻辑大体没问题，但是实验不等于理论。任何一个你们在数学公式里忽略不计的变量，都有可能在实验里要命。是是，按照设想，你们也许能固定住这条通道，也有可能会造成相反的效果，导致空间坍塌。也许会死，也许会陷入到未知的生命状态。 还不如死，都做好心理准备了吗？放心吧，卢总，早就做好准备了。没问题，的，总长，我们已经去过一次了，不会有事的。好，那就祝你们一路顺风，希望星际远征队能为第八星系打开新世界的大门。是，总长，这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等我们的好消息吧。 喂，心理感受和上次不太一样啊。上次什么准备都没有，我们是一头扎进去的，也没觉得怎样。反倒是这回，别看多做了几年理论研究，又升级设备，好像是有完全准备，但是肝还是有点颤啊。正常的，队长，无知者无畏。进入虫洞区一百二十秒预警，启动倒计时。遗书都准备好了吗？套个别就算了，遗产都没有，遗书写什么？ 原创挽联吗？一个人吃饱，全家不饿，连道别都是。哎，荷、寒，看你平时少言寡语的，你有话要留给什么人吗？没有。即将进入虫洞区，虫洞区内可能会发生时空畸变，大家做好准备。是。 说几句别的吧。这几天一直想找你。啊，上次去找你，就是把你关进医疗舱的那次。我在你睡着的时候，对自己进行了一次全身扫描。我我发现，我当时荷尔蒙异常。我我没有没有太多的经验。这小万大货，也就他吧。 看来，整个小行星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会仰望星空啊！哼，我没那个闲情雅致，我只想重获自由。从古至今，人们都在为追求自由而战，但其实，自由是个很广义的概念，大部分人可能……又开始了。我是不是得先想办法把这老头给屏蔽了？自由宣言》的奠基人想打碎人们脚下的囚笼。 实现天赋人权与自由，不过这个目标太过虚无缥缈了。后来还是伊甸园管委会干的事实在，用伊甸园把大家都洗脑成小物龟。太空监狱的屏蔽网常见的原理也就两三种，难道是我在第八星系蹉跎的几年，监狱屏蔽网技术突发猛进？难不成要等意外的天外来客发现这颗小行星吗？ 我们这些人最开始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站里，有台超级电脑，能让我解析一下也好啊。现在跟原始人一样，每一次实验都靠撞大运。这十几年里，没准很多次离成功就差了一厘米，只是无法验证。狗娘养的，难道真要等天外来客发现这颗小行星吗？林大哥照顾过很多战争孤儿，包括我和沃尔夫。 你知道，早年一直有传闻，沃尔夫对他的依恋太浓烈，超出了一般朋友。什么玩意儿？ <laughs> 不过都是捕风捉影，没有证实过。沃尔夫有一次喝醉酒，倒是提起过几句，啊，但没有任何过分或者不敬的言语。沃尔夫少年老成，不是个没有分寸的人。 林大哥和妻子感情很好，有谣言传出来以后，两个人就自觉避嫌，不怎么一起出现了。林大哥他们夫妻两个， <laughs> 都没有看到联盟诞生。你父亲是很多年后用冷冻细胞培育出生的，他一出生，沃尔夫就拿到了抚养权，一直把你父亲视若己出。他一辈子孤身一人。 交出了一个陆信，带大了一个灵位。陆信收复第八星系，荣升上将时，沃尔夫还不到两百岁，已经有了想放权给下一代人的意思。我去见过他一次，我说他太乐观了，联盟已经走偏了，再这样下去他会后悔的。他不相信我，知道伊甸园，图穷匕见。 他一生寄予厚望的两个人相继死于联盟。伊甸园有毒的根已经扎进了八个星系的骨头里，必须要有外力来打碎这个局面。哼， <laughs> 这是他勾结星际海盗进来杀人的理由吗？我们已经把路走到了死胡同，必须要将一切归零，从头再来。他没有太多时间去慢慢的斗争改革，只能孤注一掷。 景和，跟你说这些，我是想问你：如果你出去以后，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有了新的格局，你会为了复仇打破这一切吗？什么意思？关于怎么打破屏障，你有新的思路了吗？十四年前，这颗小行星公转到恒星附近，粒子流扰动把你从沉睡的精神往里惊醒，说明。 这个行星的屏蔽网和干扰能力不足以抵御恒星粒子风暴。如果我没算错，还有一个月，我们会公转回同一个位置，那是屏蔽网最不稳定的时候。或许有机会。已进入虫洞区。 我好像出现幻觉。 剩我们这一点人了，时空乱流应该是被卷到其他地方了，但远不远？内部通讯能修复吗？能不能想办法重新和他们取得联系？够呛，这里没有跃迁点，无法构建远程通讯。呃，信号一直有干扰。队长，我们方才穿过的虫洞通道并没有立刻消失，场的波动依然稳定，是不是我们实验成功了？那我们现在能否试着传信号给启明星基地？还不清楚，可能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 我的机甲好像在预警，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星舰，战斗准备！别慌，只是个星舰残骸，没有检测到能量反应。那艘星舰是是……静渊号。人造能源塔已经进入休眠状态。 可以开始行动了。你知道，关注公传的可能不只是我们，还有静书，对吧？我就怕他不来。十四年了，你看他来过吗？我看他是不敢来，也许是不知道怎么面对你，也许他认为必须与世隔绝才是最安全的。他要是不来，我把信号发给谁？盼着他随机传到哪位爱心路人家里的天线里，让人帮我报警吗？ <laughs> 我这个人向来没什么运气。呃。 只要您老的屏蔽器好用就行。哎，你们先过去检修，我上个厕所啊！快点啊，好多活等着干呢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记住，屏蔽器在二十米范围内只能干扰监控和芯片五秒钟，足够了。谁？我。 芯片是二代鸦片，看来是个小偷。鸦片芯片有强成瘾性，特别是你这种人机匹配度高的人，我给你的阻断剂能干扰芯片对你的影响，但是最多能撑九十分钟。在那之前，你一定要记得把芯片取出来。嗯。这就是植入了芯片的感觉，浑身充满力量感和控制感。 陆必行已经体验过两次了。这种强成隐形的东西，第八星系销毁干净了没有？妈的，老 boss 猫，你最好能管点用。 <laughs> 尽快统计远征队沿途路径坐标以及对应时间点。请注意各频段信号接收。小心。人手优先处理解码问题。什么情况？总长，总长，我们收到了星际远征队的留言，但是信号断断续续。 部分信息无法解码，应该是几条信息混杂在一起了，可能是时空扭曲造成的，也可能是远征队在穿过虫洞时被分开了。根据信息解码规律，应该是三条信息基本内容近似。乱码中的第三条信息似乎还有一些内容，正在解码，稍后。解码完毕，薄荷小姐汇报，在落地点附近发现了星舰静渊号残骸遗址。什么？ 那不是当年林将军从白银要塞回沃托时乘坐的星舰吗？如果能排除不明引力影响，这可能意味着薄荷小姐他们所在的位置很接近第一星系。第一星系？不可能，接第一星系，这这怎么可能呢？景恒，粒子风暴的强度马上就要达到峰值了。我正在核心生态系统区。 爆破装置已经安装完毕，等着看烟火吧。引力控制系统已经失效。喂，喂，建恒不是，行星发生爆炸，请快进生态舱。 这里是负责看守小行星的监控机甲，行星饱和生态系统严重故障，人工大气层有脱落风险。我们现在紧急跃迁，准备迫降小行星。林将军呢？林将军失踪，监控没有拍到他。警报！生态舱外界环境正在发生剧烈变化，压强持续降低。全力搜寻林将军，再找到就来不及了。我去那边。卫兵队负责人，我们是监控机甲，现已迫降成功，请立刻确保目标安全，准备登陆监控机甲。报告，哈登博士已进入生态舱。 林将军不知所踪，气压已经临近临界值了，赶快找人！报告，一旦天才携带者开始死亡，这些废物，让所有二代不要即可，一起去找人。是，先把哈登博士带到机甲上，我会立刻把相关情况上报给主人。是，博士放心，我们会照顾您的。哦，林将军到底去了什么地方？我，唉，看来花了十四年，还是没能得到你的信任呢。 我们的通讯信号被干扰了，发现未知机甲队。我们是第六星系自治巡逻队，方才接到紧急警报，请问小心，这怎么办？主人要是知道，非把我们凌迟了。无论如何要保证林静恒的安全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和外界有接触。必要的时候，以后者为先，发射导弹。美国军团，这个小行星是个海盗窝点，向六星系驻军求援。大量警报，有一支海盗舰队正向我们逼近，他们的目的是在这儿，先捕捞我们。 博士，我们已经到机甲上了，安全了。您，我啊，你不是卫兵，你静恒，你受伤了，的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来，我扶您出舱，慢点，慢点，没事了。蔽器五秒，你说什么？喂。 那个穿宇航服的，发射导弹，立即做准备。你是谁？连接精神网，怎么闯进驾驶舱？切换技巧，干扰波开到最大。博士，你好，机甲上的芯片人全部解决了。如果你没有受伤，请在生态舱或者医疗舱里先休息片刻。 被紧急跃迁，景红，你怎么混进来的？你是不是太猖狂了？啊，你！紧急跃迁，自由万岁啊！博士，林静书隔绝策略是对的，这个人只要给条缝儿。 就能荡平整个太空监狱。你说，白银十卫还记得十六年前我联系他们用的密钥吗？啊，这些年他们跟自由军团打的还挺热闹，多亏了这帮海盗给我提供了他们的大致坐标。嗯，密钥重新召唤白银十卫。 小鹿，很久没来了，今天难得有空过来看看你。光荣团的大总统被手下刺杀，光荣团正式投降了。我们的星际远征队第二次穿过虫洞区，进入了玫瑰之心。好吧，我承认我在绕弯子。我来是想问你几个问题。我发现战罗的数据库里。 被删掉了一段当年你和林在臭大姐基地吵架的监控视频。谁删的？为什么？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当年联军遭伏，图兰在我的默许下给了那人一针麻醉剂。陆必行一觉醒来会怎么想？ 会不会以为我死了？会不会恨我？会不会忘记我？可我答应过那个人，不管离开多久，就算爬，也要爬回去。